锵锵三人行，哎呀，文道又从上海匆匆归来啊，就是为了见又廷一面，是吗？是是是是， <laughs> 太荣幸太荣幸。他呀，这个整天的积劳成成不，还没成疾呢啊，疲劳就是我，我就觉得我得找点因素刺激刺激他，他才能够有点。 和尚也受受刺激，对吧？受受。我们永远找最八卦的话题来跟他聊。不是和尚第一，你别再说我是和尚了， <laughs> 这五入佛门 <laughs> 是吧？是。那那你就请你评论评论红尘当中的 <laughs> 一点事儿。是。哎，你说。我先啊，说出有一个一句话的短评。嗯。这句话的这个短评叫在婚姻爱情方面树楷模，真叫扯淡。这是凭什么呢？凭《风之恋》。嗯。 可是他们也从来没有说为大家竖楷模，是吧？但你们把它当成楷模呀？ <laughs> 一直吗？有吗？哎呦，你不知道，一直到现在微博上，我觉得这挺老土的。说实在的，还在那儿诅咒发誓，说不管霆锋跟柏芝怎么样，只要你爷爷和奶奶还在一起，只要你爸爸和妈妈还在一起，只要你呃大姨和你的姑父还在一什么意思啊？只要你的姨姨和你的姨父还在一起。嗯。 你就要相信爱情，你说这叫聊什么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完全听不懂。他很熟，他很熟。 就大家现在实在找不到一个，就是你知道神话般或童话般的那种永永久久的爱情故事，所以他家不是之前一直投射在一些名人身上嘛？《风之恋》这个中间曲曲折折，本来还是感觉是这个海枯石烂会坚定不移，山无棱地无河才敢与君绝这样。哎呦，还叫古诗的不错。对， <laughs> 但是呢，没想到，哎，现在还真的就离婚了。那又怎么样呢？那呃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就就我们需要楷模吗？ <laughs> 就你结婚恋爱，你干嘛要拿别人当楷模？是你们家自个儿的事儿，对不对？你们两个能恋爱，恋爱到什么程度？能结婚，能维持多久？好或坏，这都是你们自己的事儿，跟任何人都无关。就是我就跟你说啊，这个 people 啊，就是就是人民群众啊。需要楷模。他我发现也确实很奇怪，这就是原来我说你们这个粉丝的心理啊，当然你又不一定粉丝啊，就是说他好像他的生活呀暗淡无光。 的无比空虚，所以他需要一个寄托来填满他的精神，哎，一个闪光的东西。你比如说，哎呦，他见证了我对美好婚姻，或者你比如威廉王子什么大婚，人家说了隔十万八千里，你高兴什么呀， <laughs> 对吧？哎，身边的整天那么多人结婚，你不祝贺？你威廉王子结婚，怎么成千上万的人发微博？ 这是世界上最好笑的一件事儿。问题，威廉王子本人知道吗？不是，问题是那个，我觉得也倒不是说他们就是楷模。我觉得威廉王子那个我也会看，因为他好看，那个过程，那是个仪式嘛，对不对？难得一见，你觉得挺热闹，凑热闹我懂。但你没必要把他们就当成，嗯，世间情侣哎，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就是如果我们在呃，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会有告诉你一些励志的故事？就算那些楷模也都很不靠谱嘛。我常常觉得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总在鼓励大家努力向上。 其实真的很多人很努力向上，但我跟你讲，绝大部分努力向上的人都失败了，成功的就是成为故事的那少数而已。不是，他们大部分人活到最后都是失败的。我跟你说，活在活在梦中，就是活在一个一个梦里。就是你看，他们不断的啊，这个意淫。为什么我在新时期我发现“意淫”这个词儿啊，真是曹雪芹提出来啊，这是贯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。他这意淫，你比如意淫这个还一波三折。 比如说到后来，为什么他又很多人觉得可惜？你像现在一大批人是挺霆锋的，对，俩人一宣布声明离婚哈，两大帮支持者都表示祝贺，说祝贺霆锋终于甩开了这个婆娘，然后祝贺柏芝终于甩开了这个虚伪的男人，是吧？好，两个都祝贺。然后呢，你知道那那帮人就是，哎呀，艳照门的时候，哎呦，那霆锋形象就很高大了。 是吧？这是一个女人们说起，我发现我所有的女朋友说起这个霆锋啊，哎呦，觉得这种男人呐，真的是，是吧？长得特别是还那么英俊，对，就是而且我出去跟人家睡了，嗯，还拍了淫照，回来他还很高兴，这样的老 <laughs> 公嫁得呀，是吧？嫁得，但是最后也离了， <laughs> 所以你看他又痛不欲生。 <laughs> 实际上人家俩人本人啊，我看剧有些人说对外都表示我 OK 啊，我很好啊，我没事儿。 对，但我是觉得他们两个过程当中到底为什么到最后走到这一步，是这个真的很多私事是我们不理解，但是我还是真的认为我们的这个人身上需要一些灯塔啦， <laughs> 就是在我的那个。但是我们有 <laughs> 日常生活看到更多的都是失败告终的婚姻或者感情。就是因为看太多这个，所以你要了解到，就连楷模也难逃无常的结果，人间本来就无常。还说不是庙里出来？哎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呃，又婷，婷凤，我刚差点叫你挺峰。 讲清楚了， <laughs> 我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啊，我的我已经哎，文道，我已经回头是岸了，哦，因为我现在发现我的思想感情了，主，对，我的思想感情已经改变了， <laughs> 就是什么叫回头是岸，就回过头了，在原有的一切方向上都相反了，才叫回头嘛，就是你看啊，我现在只跟你讲真实的思想感情，我听到人离婚的消息啊，我快乐，真的。 我不是说装的，不管是身边的朋友，哎，呃，还是霆锋，当然他们跟我没什么关系， <laughs> 但我都快乐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谁结婚，过去咱讲劝和不劝离嘛，我有时候还跟好朋友主持婚礼，但是我老实讲，我主持是主持啊，我我祝福你们好，你们愿意吗？但是我心里啊，其实。 也有嘲笑，也有可怜，等等，情绪不太健康。哎，你今天说了这话以后，保证就没人找你主持婚礼。那 <laughs> 太好了，对吧？这就是你的想法。这是我逃不开的一个人情啊， <laughs> 你知吗？哎，但是你要说实在，这位朋友，谁说离婚呢？我现在真的，我第一反应很替他高兴，真的。就甚至于有一次，我有点过了。有个朋友说，他老婆。 死了，我也说这是好事儿。恭 <laughs> 喜恭喜，有点过分，有点过分，中年丧妻，都说这是好事儿。他说为什么？ <laughs> 我一下也知道我说错了。这样我想说你就自由了。 <laughs> 后来我才想起来，不是离婚，是老婆死了。你知道吗？哎，是我为什么我会这么感觉呢？因为你觉得自由，自由比这个约束枷锁更更来的重要，是这样子吗？ 因为你们他们终于不用活在这个我们规定的框框里面，就是在这个框框下，你好像被逼着，好像会做一些你不呃不愿意做的事情，或者是一些妥协。然后这个是违反人自由之意志。女人我不知道啊，这个反正男人中年的男朋友，听好几个男朋友就讲过，他说你知道我一生中最快乐、最放松的一天是哪一天吗？就是签字离成婚的。 那一天，因为这个过程啊，往往是这个旷日持久。哎呀，就是你，你知道，我最近在看这个爱因斯坦这个传记，他跟他第一个老婆叫马里奇，这个离婚呢，哎呦，你知道，所以爱因斯坦就是说，他科学研究，他专门发表演讲，他说科学研究是人类逃脱感情烦恼的避风港。他就在这段时间还做出广义相对论的这个发明，但是你知道他同时在干什么？就跟他老婆这个离婚。 找中间人，通过中间人来说，因为怕伤感情。嗯。然后就是这个财产怎么分，甚至最后诺贝尔要承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估计我能得诺贝尔奖。是。如果得了诺贝尔奖金，我把这个奖金给孩子给你，那么那边还谈，如果你没得诺贝尔奖金，那么怎么办？你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办？哎呦，就到了最后的那一天，爱因斯坦也得出这个结论，说那是我最轻松的。 终于这个这个完结了，解脱了，就过节呀。所以咱们祝贺霆锋和柏芝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你把你妈说的话给我说一下。 <laughs> 对对对对对。怎么这出你跟你妈 <laughs> 说什么了？闺房的教训。对你妈说的很好啊，就应该说的吧？ <laughs> 我妈说，总有如两天你结婚的时候，你就不可以想要离婚，就这个念头不可以有。就像我现在谈恋爱也会觉得，你不能轻易说分手是一样，因为你有这个念头在你的脑子里，就变成它是你的一个选项。那你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人就会开始选嘛，我要往哪个方向走最轻松？永远做事情逃走是最快的。 是最轻松的，相较之下啊，总比你这个披荆斩棘往前走，这样硬着头皮走，你会觉得是更轻松，所以你一定会往后走。那我觉得，如果它变成一个选项，你就很容易让这件事情变成真的。你怎么知道你逃过这一关以后，前面不是柳暗花明，或者是一片前途呢？这说明女性远见不够。 <laughs> 可是我，我要坦白说一句，我觉得，呃，你母亲啊。 跟你说这句话是个《盗梦空间》的移植术啊！怎么讲？ <laughs> 你知道想一个东西啊？我们教书常常做这个实验嘛？比如说跟学生们讲说：好，现在开始，给大家一分钟，随便想什么都好，就是不能够想犀牛。哦。 哦，那他就会一直想。那你这个分钟你说，哎，我不能想犀牛，我只能想别的。你这个犀牛就一直在。哎。一跟你说，你结婚千万别想着要离婚了，你这个离婚念头就种下了。是 <laughs> 是，连婆婆你想道吗？别想，别别别别别离，别离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。你妈在害你妈，哎，你妈婚姻还很幸福。非常好啊，非常好。那你也会的，这东西有点遗传性。是吧？对啊，你看到这个父母，所以说父母也是你的楷模。出来将来下一个。所以你说，爱情是需要楷模，需要。 哇，就是你在感情上你是需要个学习的对象，所以大家如果在你的家庭里面找不到一个学习对象，可能他们自然会投射在这些公众人物上。那我觉得或许。 谢霆锋跟张柏芝在这个经过什么艳照门事件当中，大家一度以为他们该分手的时候，他们没分手。我觉得他们或许那，而且那时候特别高调，还晒出那个什么菲律宾求婚照片啊这些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或许会不会是他们也利用一种外界的力量来帮他巩固这个婚姻？因为既然外面希望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就试一试吧。就。 我有种，就是呃，一来当然我的知名度也可以变得比较好，这是一种呃演艺圈的操作，我可以有更好的工作。然后呢，同时外面的舆论让我们两个觉得我们应该要在一起的，我们就算为了一点点孩子，为了我们两个再试一遍吧。没错，这个过去毛主席都知道，是说我们在外边要有个敌人对我们有好处，有个美帝国主义，对吧？我们全国人民能够更团结。 <laughs> 这个，他们，但是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觉得都没用，结果。 都一样，这俩人，当然我都是马后炮、事后诸葛亮了，对吧？呃因为我就说，按照我这种相反论的观点，对吧？他们结婚的时候，我并不看好的，我并不看好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就是说，哎，我说的是什么？这个离，我跟你说，太烦人了，真的是这个这个，是我们也没法避免这个东西啊。俩人最后谈了十六个小时，你知道吗？文道也跟你一样，从上海飞回来。 <laughs> 跟没什么关系，谈了十六个小时，谈什么我是不知道，但是我从身边很多朋友的体会当中，我太理解。你知道这个事情啊，你就说，咱们就不讲感情啊，就是财产，因为这个现在你就越来越看出这个离婚的时候，你看出本质啊，有个财产问题。你像现在外界传说，什么是分了三个亿啊？孩子一个月给多少生活费啊？当然人家说我们不告你们啊，可是。 你知道具体的，哪怕普通人都是这个问题。比如说，咱先不讲离婚，咱就说分居，很多夫妻分居，你住哪儿？你习惯住在这儿，而且你甚至是你们有孩子，尤其他们俩，你有孩子对吧？有孩子呢，怎么去看？我老实讲啊，咱们这些你没经过的人，你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感觉。你比如过去咱一说很简单，说离婚啊，然后你有孩子的抚养权，然后让我去看孩子，对吗？ 是这么简单吗？哎，你怎么去看孩子？你是要到女方的家里去看孩子吗？呃，那么女的将来找了人，你还到她家里去看孩子吗？你像爱因斯坦说的就是说，我这个他的前妻说，这个孩子啊，不能到你和你新欢的家里去跟你相聚，所以你们要找一中立国，还 <laughs> 就是好像是瑞士， <laughs> 说你们得得中立的地方，麻烦死，甚至为此你要找个酒店。 甚至为此你要有个假期带儿子去旅游，这算你们相聚。而且太烦了。你比如你对霆风来说，我习惯了在家里想抱孩子就抱孩子，这么样的习惯，到将来会变成一种，呃，那么样的一种见孩子，你知道吧？这个里边啊，更甭说钱的事儿。其实这个也没太大问题。现在很多结离婚的家庭，呃，也许男女双方都各自有了新人。 那也是要互相去看原来的孩子，是不是？嗯嗯。那他们还是照看，这问题没有那么复杂。所以你看，谢霆锋爸爸妈妈也离婚了，可是他们现在在外面一样，就是还是。我觉得问题不是太大。不，你知道很多中国人有一个信念，有这个信念到现在，你不也不一定是老年人，都年轻人都有这个信念。有个信念就是总觉得啊，我应该陪伴我的孩子一起长大，觉得好像。 我既然决定生了这个孩子，就不能让他呃比起别的孩子来说有这个缺损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有这个心，反而容易。我觉得现在很多的规定，是因为他就担心你不负这个责任，他担心这个爸爸离了以后呢，可能不管爸爸或妈就不管了，所以我们才要谈。我觉得才是问题，我们才要谈一谈，说你一个礼拜起码来看三次，所以小孩的补习费你一定要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付了，你才会有责任感，你才会被逼着你。 可能到学校去看同小孩一下，可能今天来送个钱看我一下。我觉得这都这些东西都只是大家去呃怎么讲，就是不呃都离了，然后还有不潇洒，这中间还有牵扯。如果离了就是一刀断干净的话，那就不会有这么多大家想象的复杂。主要是因为大家离了之后，我不想要痛苦的部分，但好的部分我还是想保留住。我还是希望你偶尔给我就是你每个月定时给我一些赡养费啊，我还是希望我维持的一些生活啊。 是不是？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的亲情是在的啊。我们没有爱情，我们没有亲情啊，这样子牵牵扯，当然想来就烦了。我觉得跟朱幼婷离婚一定很麻烦，所以跟她结婚一定要更也要先想清楚，万一将来离婚， <laughs> 这我怎么来说什么？所以你看，幼婷妈妈当然说起结婚和幼婷一样坚决哈，不 <laughs> 不不想那么多，结结结，反正到时候离婚是不想多离离离就。 我就像我那天说的，就像有婚姻法出来，大家想那么多分房子，不好意思，如果要我就离了，走，就是 get out my life，离开我的生活，我就只想拿回我的财产呢。 所以这就是女生要说的，就是 <laughs> 我就女生要说的就是，你得要有自己的一个谋生能力，这是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不得不的一件事情。千万不要觉得，呃，就算你今天回归家庭，当了家庭主妇三年五年，你还是要有一技之长。这是我觉得一辈子的事。你的你也不知道，你的先生就算不离婚，他也可能十年后、二十年后，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意外身亡或什么？你难道你的人生因此就就 crash 就整个毁掉吗？我觉得你不应该允许自己这样。男人同样一样，那只是说，通常现在在这社会中，男人有一技之长。 所以他这个比较容易说继续生存下去，但身为女人，你知道这个 <laughs> 男人的责任重，全都是妇女的冤仇深呢。你我知道，你知道有的男明星嘛，离 <laughs> 离婚离的那家伙，离分一半你知道他为什么跟那个驴似的到处去接戏啊？一年呢，拍这个戏啊，都是 <laughs> 东西给分的。 你这我，所以我有一个课题，我认为国家应该关注这个问题。离婚呢，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，它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呢，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个。离婚造成国民经济更不是损失，提振，因为你要分太多给另外一个人，你要继续生产， <laughs> 所以你是花更大的能力在生产。对经济是好事。对对对对，不如你想这个，不如好好充实一下自己的一技之长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一技之长就只剩口技了， <laughs> 真是。 充分做好梨的准备啊， <laughs> 磨练口技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我现在发现啊，有一种倾向啊，呃，就两口子啊，一结婚，我已经见过好几对了，等等就生俩孩子，嗯，非常快的生俩孩子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现在晚婚嘛，会不会就是你晚婚，你的年龄本来就已经提完，所以你在这个生理的状态之下，你当然就觉得呃，而且现在越来越多人认为结婚就是要生孩子我才要结婚，所以我既然结了婚，我就是。 立马就是要要个孩子，因为婚姻最最现在大家如果说感情也不一定要个婚姻值来保障的话，那婚姻最重要是什么？是法律上给孩子一个合理的一个生长的环境或户口，所以很快就会。我也觉得是这样，因为现在很多人以前呢可能还有很多人结了婚不一定生孩子，是。但现在呢是因为跟过去不一样，是过去大家都好像都还会结婚，你可以结了婚之后不生，但现在越来越多人不结婚，那他们如果要结婚，往往就是为了要生。 所以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，所以整个策划过程都在一起。比如说，开始策划我们什么时候婚礼啊，婚礼后几个月生孩子啊，我们现在排排日期，该来搞一搞了，什么这一类的。嗯，哎，可是呢，我见到的男人一般都没有女人热衷生孩子。嗯，他们往往会说呢，哎呀，这个就是他非要生。 是你说男生非要生？不是男生，我说我见到的男人呢，他们往往没有他的老婆更热衷于生孩子，因为男人也知道，就生了孩子，他逃的第七会就越来越低了嘛， <laughs> 越来越麻烦。更多更复杂，没错。本质了，所以你看， <laughs> 我觉得这好像是整个人类这种动物啊，演化出一种很奇怪的状态。传统上讲，呃，所有的哺乳类的雄性动物都是爱生的。 嗯，都是要到处跟女人，但不爱养。 <laughs> 对，到处去搞，然后到处去生嘛。对。但是今天的人类这种动物，由于避孕技术的先进，嗯，他们已经可以变成就是不爱生，啊，对不对？就不想生，好奇怪啊！这真是革命，这真是革命，人类会灭绝的。嗯， <laughs> 但是也不是不会灭绝，因为有女人， <laughs> 啊，女女人要生。可是他这个怎么讲？现在女生要生，但是男生如果你不要生，这真的有一天就是就像现在少子化，你的那个。 况且男人可以送精子给你们了，越来越不好。但是男女人类不同于其他，银行不同于其他哺乳动物的原因就在于在养一个孩子过程中，你不是只把它养大而已嘛？你在这当中，你有很多的感情是可以丰富，我觉得丰富彼此的生活的吧。我忘了跟一些学习。 <laughs> <laughs> <laughs> 所以从我一个男性的角度来看，人绝对就是事儿妈。 对吗？他就是一辈子都是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他他他，但是呢，你看啊，女人生一个东东那俩孩子，啊，他是个赌博，他在赌啊。比如说，这俩孩子能拖住这老公，咱不要说拖吧，或者说，呃，这孩子能增进我们的稳固信仰，相信我们永远到老。然后很多女人赌赢了，对孩子也很好，对以我想问，为什么男人就会这样被赌赢了？就是说。 他就真的因为生了一个孩子，然后男生就就就都有，有的男的真是一看孩子，哎呦，爱上了，那就是什么情人都不要了，就就这就这样这这样了。但是呢，好景不长的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